课文二，在家里。早上有你一个电话，电话是谁打的？不知道，是儿子接的。好，晚上我问一下儿子。接，晚上问。